U ime Allaha, milostivog, samilosnog. Allah dobro zna one među vama koji su druge zadržavali i prijateljima svojim govorili, priključite se nama, a samo su neki u boj išli, ne želeći da vam pomognu. A kad zavlada strah, vidiš ih kako gledaju u tebe, kolutajući svojim očima kao pred smrt onesvješćeni. Čim strah mine, oni vas psuju svojim oštrim jezicima. Svi putevi će biti zatvoreni. I bit će ono što Allah hoće a neće biti ono što vi Ostaje samo put vjeri. www.pautalk.com Soba put vjernika Posjetite nas na www.stazomislama.com ولا تحسبن الذين قتلوا في سبيل الله أمواتا بل أحياء عند ربهم يرزقون فرحين بما آتاهم الله من فضله ويستبشرون بالذين لم يلحقوا بهم من خلفهم ألا خوف عليهم ولا هم يحزنون ذاك المركز الصيفي فحياك فحياك قد جاء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يشدو بحي على الكفاح أمة الحق أجيبي قد بدا الحقد الصليبي وارفع الرايات وامضي للعلا بين الشعوب أمة الحق أجيبي قد بدا الحقد الصليبي وارفع الرايات وامضي للعلا بين الشعوب إنما المجد ينادي قد توارى بالشعوب فأعيد المجد فينا واحملي كل القلوب إنما المجد ينادي فتوارى به الشعوب فأعيد المجد فينا واحمني كل القلوب واحمني كل القلوب أمتي ويح الأعادي هل لماضينا أعادي أم رياح الشر باتت تحتفي فوق الوهاد أمتي ويح الأعادي هل لماضينا أعادي أم رياح الشر باتت تحتفي فوق الوهاد طالما سرنا ببؤس ودنا الكفر

उनको एजुकेट करने के लिए अध्यात्म का क्या होता है आइए Thank you.

kita tujuh kita dari ilmu mereka dari dari orang itu dari dunia dari dunia dengan orang yang dari itu dari mereka menjadi dari orang dari sama dengan orang itu Thank you. 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总量，它占了世界第三，所以我们国家的这个啊，经济总量占了世界的第二位，第二位是多少呢？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个总量呢，占了世界的第六位，啊，我们国家的这个总量，世界上名列第二啊。

and सबसे Thank you.

maravilhosas pessoas trabalhando na saúde da maternidade e não estão fazendo nada. O governo começará a tratar a maternidade e eu trabalharei sobre isso no futuro. Deus nos dará uma grande prioridade na saúde, na saúde da maternidade.

他手拿刀，刀架在那个那个女嘉宾的，他的那个，然后，啊，女嘉宾就啊，女嘉宾啊，他那个手就，呃，插在她的腰，啊，女嘉宾，他那个手就伸到她的腰，然后伸到她的腰，伸到她的腰，啊，看到没有？这个女嘉宾就下来，啊，然后女嘉宾就下来，看到没有？

그러면 우리가 출제가 아무래도 우리가 아무래도 Thank you. 他们家呢，他们那里他们那边没有这个，啊，只有一个姑娘，她在原地没去。哎，我听他们说，我，就是说嘛，今晚在我们这过年了，啊，他们说我们这边，咱们这边有春节大年三十，这边没有大年三十，这边没有春节大年三十，春节大年三十，春节大年三十。 你看，你看那些小时候玩的那个，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希望个，你看他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个，你看他那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你看他那个，

但是，也，咱们这个老不能说我们这个

저는 대단히 그냥 Thank you.

Therefore, you shall hear him will not die or live on. You want to hear it? Pray. Even though the church is not for children that is in love, you will die. You will not do it. But if you go to it, it will not do you. You will not do it. You will not do it. You will not do it. 阿婆，你们那个爷爷他们是在哪呢？在哪里啊？啊？那个地方叫……哦，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来着呢？就是就是那个……呃，叫什么？那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哦，那个是。

Lord, the God Father, you will give me a holy temple cup. Lord, give me a holy temple cup. Lord, give me a holy temple cup. Lord, give me a holy temple cup. Lord, give me

呃，那个小车司机在车上，驾驶员、乘客，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你看，这个交警呢，他来处理，他要问的，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弄走？后面那个交警马上把这个车骑了过去，说：“你这个车怎么办呢？”后面那个交警呢，马上说：“你这个车怎么办呢？”你看，这个交警呢，就是说，他就是说，马上。 우리가 지금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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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它有的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或者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交流，还有相互之间的沟通。 मुझे नहीं मिला अभी हमारा बदल मिला मेरा मेरा बंधु और उसके लिए और तीन मुझे बदला तुम जो है उसका नहीं करना है तुम लगाना लगाना अभी भी होगा नहीं मेरे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我们要提高自己，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来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我们，他需要人民，需要社会，需要国家的建设，也需要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能说一个这样的问题，哎，啊，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我们还要谈什么怎么样？

그러나 조선을 따라가고 그는 조선에 하나하나 자세한 찾아가고 그리고 그리고 그리고 그리고 يمكن أن الإنسان على أن يأخذ الإمام الصحابة كيف هذه Thank you.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工作当中做到不卑不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态度，态度啊，就是我们要学会谦虚，不要装模作样，好，第二个方面，态度，什么叫态度？啊？

什么？什么？

vì có người dân được các về tâm tâm về tâm về tâm tưởng được cái đối với tâm tưởng thì cũng được hiểu được bé được cái đồng nghiệp cũng được hiểu bé bé đủ tính những điều đó là những điều đó là những điều đó là những điều Thank you.

nếu trong có thể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ở đây là tinh thần thường đi tương thông và thế là nó được đó và được cho nên các con bây giờ như thế nếu như là đối với các con con thì nó sẽ có cô ấy áp dụng những cái điều này điều này là để chúng ta có thể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được

ている誰かが本当にどうか、それは分からない。それは自分がやるのはどうで、それは本当に胸は、胸は、今まで不可能なことがいいんだよ。今、今、今、今、今、今、Thank you.

실제로 대화를 하는 겁니다. 과연 당신이 누구나 모든 문제를 몰아가면서 대화를 하고 대화를 하다가 충분히 됩니다. 모든 것을 우리가 우리가 왜 그런 것을 하는 것이 다양한 것을 우리가

말하는 바로 그런 것을 생각하면서 그리고 그런 것은 미안하다 그리고 그것은 나쁜 것을 가지고 그런 것을 보고 그런 것을 뭔가 나는 처음이다 인상 그리고 아름다움이다 그것을 생각하다 그것을 생각하고 그런 것을 vô cùng chúng khác cùng giữa các thần cùng những người con tới cùng những người con cùng con tới nhau và đây là đạo các bạn thân thân tôi là những người con đó là đạo các bạn thân thân của bạn mà thì các bạn thân thân thì các bạn thân thân là những người con thân thân là những người con thân thân

Amen.

Thank you. العز وامتشق سيفا قويا وعلى هذا اتفقنا كي نرى الدين عليا فامتط الخيل الغضابا وامتشق سيفا قويا وعلى هذا اتفقنا كي نرى الدين عليا كي نرى الدين عليا كي نرى الدين عليا će biti zatrpani. Ostaje samo put vjernika. Soba Put vjernika vam nudi širok izvor predavanja eminentnih profesora islamskih nauka našeg govornog područja, kao i poznavalaca aktualnih dešavanja muslimanskog ummeta. Put vjernika. Svi putevi će biti zatrpani. www.paltalk.com Soba put vjernika. Ono a neće biti ono što vi Ostaje samo put vjeri. Posjetite nas na www.stazomislama.com Soba put vjernika. إنه القرآن نور وبه تسكن الحياة مفلح من سرفيه إنه ولا تحسبن الذين قتلوا في سبيل الله أمواتا بل أحياء عند ربهم يرزقون فرحين بما آتاهم الله من فضله ويستبشرون بالذين لم يلحقوا بهم من خلفهم ألا خوف عليهم ولا هم يحزنون